很久以前，我选择隐瞒陆碧行的身世，是为了保护他。可现在，陆碧行如果知道了自己这狗血淋头的身世，会怎么想？他会怎么看待这一厢情愿的保护和隐瞒？会不会觉得这段关系都是因为他是陆心的儿子？我怎么交代？ 阿登博士，嗯，怎么样？他的精神阈值高于均值七倍标准差以上。他的身上肯定隐藏了什么，可能和晋国有关。嗯，不一定吧？不一定。那为什么劳拉选择带走他，而不是林静和？继续给他注射药物。哎，那些药物产生的疼痛，成年人都无法忍受，何况他还是个孩子。是劳拉格登的孩子。 静书，你还好吗？我，我身上好疼。乖孩子，坚持一下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哥哥在哪？狐要哥哥。哎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在哪？ 顺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Pries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，《残次品》第十一期。林小姐，没想到消息会先一步落到光荣军团手上，而他们竟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。既然林将军在第八星系的事已经人尽皆知，我们这个备用中心也没有意义了。我们打算尽快和白银三会合，赶过去。 这有一辆做好伪装的机甲，现在八大星系都很乱，路上小心一点。听说你们是后勤技术部门，打仗应该也不用冲到前线吧？哦，大部分时候不用。所以慢一点走，遇到军事封锁带就绕路，安全为上。谢谢。我哥没做过那些事，我知道，会没事的。 <laughs> 是啊。 把林将军的名字和海盗那个什么大总统扯上关系，都是侮辱。可是有些人蓄意栽赃，有些人听风就是雨。林小姐，联盟现在非常危险，您真的不跟我们走？天使城要塞里有内鬼，您会有危险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会没事的。 夫人，白银第一位的远程回信到了，说了什么？没什么重要信息，只是报备了自己的坐标，表示自己正在赶往八星系。原话是奉将军命令避开小蜂鸟要塞，我们停靠在。小蜂鸟要塞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叶利夫将军啊，当年陆逊的旧部，有人说他一直对联盟怀恨在心。很好啊，救他吧。陆逊旧部，战争时位置微妙。 连我哥都怀疑过，完美。不管是不是他，就让他来当导火索好了。夫人，万一他是无辜……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到了兵戈相向的地步，还舍不得撕破脸，这就很虚伪了。我来做这个搅浑水的坏人。夫人，那天使城那边呢？他们发现了您护卫的尸体和现场打斗痕迹，您本人又失踪，现在已经上了紧急头条啊！ 那我就继续失踪好了。对方是超时空装甲团。陆老师，你先。陆老师，导弹！动力系统怎么失灵了？切换。已进入检修模式。陆老师！动力系统尝试重启。陆老师，你先进时代舱。动力系统重启成功。 <laughs> 危险了！散热管烧穿，动力报废了。什么？不行了，我可能需要心脏病药。嗨，你不行早说啊！准备跳生态舱了。警报！正前方跃迁点有剧烈能量反应。警报！正前方跃迁点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大规模机甲，我们被堵在了中间，怎么办？ 啊啊！你绑重力系统怎么失效了？绑重力系统失效，即将落入法网。绑重力系统失效，即将落入法网。若是快抢回继承网！反物会要活捉了。将军。 戴将军转达他的问候，陆校长，他说明艺高人胆大，以后不用开机甲了，用易拉罐糊个战车，点一根二踢脚就能上天了。两位请进医疗舱。我不用，等等，人，这医疗舱的机械手也太粗鲁了吧？啊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喂，战罗，我要跟他说话。他拒绝。好吧，那告诉他。 我爱他。他说：“滚。”那替我联系图兰卫队长，让他跟将军解释。图兰卫队长表示嗓子哑，失声了。靠！刚才哪个王八蛋说要召我他？战卢，你替我问他，把我捆成这样，是想对我为所欲为吗？喂，战卢，听到了吗？喂！ 将军，对方开始撤退，追，全部击落为止。但陆老师刚才说给他剩一架。先生，远程扫描到一队不明武装在靠近，前方暂时回撤。他们抄了法务会的后路，什么情况？将军，这是你带来的圆圈？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，肯定不是。 图兰，你表演师生表演了一半，还在中场休息的。我。不管他们。先生，检测到一架反污秽机甲想趁机逃跑，消灭驾驶员，捕捞机甲。是先生。捕捞完毕，先生，您是要把这台机甲送给陆校长吗？图兰， 剩下的都打掉。是。将军，法务会全军覆没了。不过这火不明武装好像没有跟我们打先生，对方其中一部分机甲的人机对接口没有缝隙，人机匹配度为百分之一百，驾驶员不是人工智能就是芯片改造人。 清一色的超时空重甲啊！跟他们一比，我们简直就是乞丐德行。是自由军团吗？我发送了通讯请求，对方没接，就那么愣在原地了。这是一二三木头人的太空版本吗？哎，我看，要不然轻轻打他们一下试试。 对方集体交出了精神我权限，嗯，先锋接管一架机甲，看看什么情况。报告长官，机甲性能良好，武器库满载，驾驶员呢？机甲内没有生命迹象，也没有可交流的人工智能。刚才开机甲的是谁啊？鬼吗？ 工程队把这五十架超时空重甲拆卸检查了一遍，全部都是崭新的。每架机甲上都有一具尸体，靠墙站着，死因不明。尸检了吗？嗯，每具尸体的脖子后面都有生物芯片，与鸦片很像，但又有细微差别。取出来的时候，芯片已经全部失活了，无法检测。这下发了。每一次和自由军团交手，他们的装备都会往上爬一个层次。细思极恐啊！ 从开战到现在，不过一年多的时间，鸦片在联盟到底泛滥到什么地步，才能让这个幕后的毒枭赚了这么多钱？之前那个空间站好歹还是打下来的，现在完全就是白送了。这个神秘人物很有意思嘛？哎，不是哪个暗恋你的吧？是谁呀？你心里有数吗？鸦片的幕后毒枭，一定是跟劳拉。 或者是和我关系非常密切的人，这样的人实在不多。老拉作为白塔负责人，名义上属于管委会，而我和管委会之间的联系，就只有他了。呃， <laughs> 将军，看你一本正经，沾花惹草的本事可不小啊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？ <laughs> 林，怎么了？ 我只有你了。看来这个主意不错。现在第八星系已经水深火热了。林敬恒如今千夫所指的境地，和当年的陆逊很像啊。 <laughs> 我记得他那句经典的叛逆言论：“你们看看第八星系那个鸟样子，还不如交给海盗去管。” 他绝对想不到，现在联盟也归海盗管了。啊，陆逊成名太早，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，不免有点狂啊。但他并不是一个公开场合管不住嘴的傻子。这句话是他在休假期间跟自己的副官闲聊时说的，因为喝了点酒，又是私下场合，所以就口无遮拦了。 <laughs> 哦。 最后怎么就变成了背叛联盟的铁证了？被人听到，然后举报了，扯出了背叛联盟、控制军委、控制议会等等一堆罪名。我们别在这儿缅怀历史了。林敬恒还没彻底消失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嗯，啊，给我倒一杯伏特加，顺便去问问要塞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。真他妈冷。 长官，实时温度显示二十四摄氏度，没有异常变动。您需要医疗舱检查一下身体吗？不，滚开！我要扶他家。去给我加冰块！你，你以前不是亲卫团的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以前在基地当门卫。最近您的亲卫团里有人请病假。 我花钱疏通了关系才挤进来的。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用这些乱七八糟的手段往上爬？踏踏实实的赚点战功不好吗？战功九死一生，不如给您当亲卫，安全，起点又高，还能在长官面前混个脸熟。我最烦你们这些家里有点臭钱的投机分子，不走正路。 <laughs>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？这么多闲钱贿赂长官？啊，做生意的。哦哦，做什么生意啊？芯片。孤儿出生日期不详，警报已发送。孤儿，你将军， <laughs> 您的酒不喝了吗？放屁！居然没事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。 发送警报！七卫团，来人呐！别看了，将军，你的信号发不出去，监控镜头也不会拍到什么的。你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反污会？天使城？还是光荣团的大总统？这问题，您可以问问地狱。别了，啊！将军。 所有空余的星舰和机甲都用来转移居民了。嗯，将军，反乌会正在疯狂的往第八星系调兵。导弹足够的情况下，你拖得住吧？有那五十架大宝贝顶着，暂时还行。务必拖到前线居民全部转移完毕。是，将军。 <sighs> 自以为了不起好几十年，才发现，原来守护真的比破坏难太多。 把那么多民众都塞进一艘飞船里，会不会太冒险？我们没有人手和时间分批次转移，不管最后我们封不封闭八星系，聚集人口都是必要的。一来是节约星际交通成本，二来增加人口聚集效应。八星系大部分地方都地广人稀，至少百年内没有自然资源紧缺的问题。等发展稳定了，人口数量上来了，再扩展居住区也可以。我知道，道理是这个道理。 还是希望我们不要走到封闭八星系的地步。理智上，大家都承认这是对的，感情上，却总是接受不了。将军，叶里夫将军死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根据尸体上的痕迹和监控显示。 叶里夫将军死前曾经疯狂地向空无一物的办公室扫射，大喊大叫，好像疯了一样，然后一枪打进了自己的太阳穴。所以是叶里夫将军生前酗酒，同时大量服用情绪禁药，酒精和药物之间的冲突是造成他疯狂的主要因素。他的个人终端里还有大量通话记录，通话人是光荣军团的大总统。呵呵，勾结海盗。 畏罪自杀。小蜂鸟要塞地理位置微妙，光荣军团占领沃托后，叶里夫打着保卫联盟的旗号回头对付反乌会也很微妙。所以呢，今天叶里夫微妙，明天沃尔夫元帅也要微妙，后天大概我也要微妙了。安克鲁将军。 目前我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反污会和第八星系。嗯，你们继续说。是，林敬恒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支超时空重甲团，咸鱼翻身一样，把反污会一路打出了第八星系。反污会除了增兵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他们今天调动了上百架重甲，马上要开进第八星系。将军，您看我们是不是也该行动了？不急，没那么容易。 你知道当年联盟中央逼迫林敬恒解除武装的时候，出动了多少重甲吗？再观望一阵，反污会恐怕得再来一百架重甲才行。林敬恒真那么好对付，我早出手了。话说回来，谁知道林敬恒手上那批重甲武装到底哪来的？之前难道都是扮猪吃老虎？ 目前我们还没能在第八星系安插好有用的间谍，但是据小道消息说，是战场缴获。放屁！反污会的重甲长什么样，你们不知道啊？是这个型号吗？林敬恒这些年，偷偷在域外扎根扎得很深呐，怪不得他选择躲在第八星系。将军，还请您关注一下第八星系转移居民的事情。说说，八星系出动大批军用机甲。 开始将位于交战前线附近的居民整体撤走，空间站也全部移位。我们分析啊，林敬恒可能就是想建一道军事要塞链条，吃饱了撑的嘛。林敬恒的优势是机动性强，特点是手里兵少。现在走的是以少胜多、以攻为守的路线，修什么万里长城？你以为他跟你一样傻？嗯，都撤走了。 是啊，他们不早说！整队，将军，您不是说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？还没看出来吗？林敬恒这是打算撑不住了，就直接把岳天舰炸掉，隔离第八星系。陆，嘘，林睡着了。是的。 前线战士和转移居民，让先生这十几天来几乎没合过眼。唉，有时候感觉自己挺没用的，不能帮他分担一些。陆校长，我觉得您在他身边就是最大的帮助了。 <laughs> 小战卢，你还挺会哄人的。哎，你怎么又变成机械手了？又没电了？我目前电量充足，但研究表明，情侣在一起的时候。 人形或者类人形的物体在旁边旁听，会让双方都不自在。变成什么都一样，你的存在感太高了，比宠物还爱参与主人生活。我没有参与，我只是观察记录。连睡觉都这么正襟危坐，手搭在膝盖上，骨节分明，手指修长，让人看的心里很痒，想摸一下。 又舍不得打扰，陆校长，请问你把手悬空在先生的手背上是某种特殊的磁场吗？抱歉，我没能检测出来。 <sighs> 我不是在发功。情侣不是应该每天有事没事粘在一起，往一杯饮料里插两根吸管一起喝，一起浪费无数时间干一些无聊的事吗？我这大半个月总共就跟他说过三句话，一句是。 预计能按时完成，一句是安全，唯一一句有用的就是我想你了，加起来都没有十五个字。最后一句由于当时信号干扰，这边没能收到。好吧，抱歉，没事。如果封闭第八星系，这座小小的星系孤岛也许会成为一个世外桃源。 留一个地下航道的开口给白银十位，剩下的全部舍弃。百年后，第八星系难道会比不上乱成一锅粥的联盟吗？如果能过上每天一睁眼就有灵的日子，让我干点什么都行。将军，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<laughs> 将军，难得看到你这种恍惚呆萌的表情。 我要拿回去建模，打印个 3D 的。 <laughs> 陆校长，根据《联盟治安管理法》，用偷拍照片打印 3D 人像属于猥亵行为。滚蛋！图兰，怎么了？反乌会又在增兵，能量等级估测有一百架重甲。哼，还真是穷追不舍。不要硬碰，先绕他们几圈。等那边人口撤完，我给你增援。将军，七星系中央军突然动了。 目测行进方向是要绕到运送队前边，打出通行证。通行证，嗯，一种光信号。打出这种标识，代表运载的是非武装平民。星际界约定俗成的规矩，是看见通行证不得攻击。当然，这种约定防君子不防小人，星际海盗肯定不吃这套，但七星系中央军就难免要掂量掂量了。 林其实是爱联盟的，只是这种爱矛盾而深沉，压在层层的仇恨与冷漠之下。即使联盟伤透了他，他复杂灵魂最底层的基石，有些东西是来自于联盟，无法割舍的。叛离联盟的方案，因为是我提出的，所以他没吭声而已。 你扬起的眉，衣领上的余味，那淡淡的。 家的挚爱，让时间原地停留，欢声笑语已足够。默默要为我建起一片星空。你冰冷的唇，如同冰雕城门，我拼命敲开它。 融化殆尽，崩塌，就像一个气球，满是爱。心脏陷入你的风暴，不停地摇摆。喜欢一朵花，无需看见花开。爱你，不必强求结果。 漂浮的太空舱，承载着我一生宝藏。情话唤醒你，你是唯一。